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苏德战争打响之后啊，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到了全面爆发阶段啊，欧洲已经是热火朝天了，亚洲早就爆发了。这个时候，遥远的北非也不平静啊。这个天字第一号大逗逼、飞扬跋扈的墨索里尼，总是自我感觉良好，迷之自信啊。但是在欧洲呢？ 意大利除了占领了阿尔巴尼亚取得小胜之后，进攻法国、进攻希腊都是有多的脸现多的眼啊！所以这个墨索里尼也深感啊，欧洲是强敌林立呀啊，城里套路深，也要回农村是吧？不如呢换换口味儿，于是把目光投向了地中海对岸的北非沙漠。但是呢，他没有想到啊，是吧？农村已整改，套路深似海啊！他到北非。 照样不灵。之前咱们讲，意大利在二战爆发前吞并了埃塞俄比亚，啊，虽然呢那是墨索里尼犯二，得不偿失，但毕竟也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让墨索里尼啊打出自信心来了，啊，因此墨索里尼命令意大利驻非洲军入侵埃及，啊，去这个挑衅英国人。 其实，非洲在二战当中是一个次要战场，对于战争的最终结局没有太大影响。但是呢，这个意大利的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啊。首先，前面讲，墨索里尼不揣冒昧进攻希腊，去雅典散散步，结果呢，人家希腊人直接反攻到阿尔巴尼亚，差点渡海去罗马散步啊！你自己作就作吧。 还把盟友德国推拖下水，而且越拖越远啊！其实德国根本不想打希腊，只要保持巴尔干稳定，就可以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结果让墨索里尼这个二货给搅乱了啊！让原本相对稳定的巴尔干地区直接成为在侧翼的一根钉子啊！所以这个小莫就跟老希说：“大哥，我陷了，你得拉我一把啊！” 没办法，那希特勒把墨索里尼骂了个狗血淋头之后，那还得让李斯特元帅带着二十多万人给他擦屁股。那这都四月份了，如果这时候不出这个幺蛾子，直接打苏联，说不定真能等到冬天来临之前占领莫斯科。好不容易巴尔干收住了，墨索里尼又把战线推向了更遥远的非洲，准备再次献一把。 他干嘛要打埃及呢？啊，这个第一是因为无奈呀。四零年六月，法国战败，墨索里尼认为昔日的世界强国英法，威风不在。他们的海外殖民地将像其军队在德军闪击战攻击下表现的一样，兵无斗志，将无战心啊。我们伟大的 Great Italy 啊，就要在我们的进攻之下会迅速瓦解。 意大利早就对法国在利比亚以西以南的广大殖民地垂涎八尺，哈拉掉地，啪啪响，是吧？这个时候就更加喜出望外，捞一把的机会总算是来了。在欧洲搞扩张我不行，你们以为我就会吃意面吗？就会做 cheese 吗？在非洲总可以吧？ 很多殖民军队都是本地人，法军里边有越南兵，英国人里边有印度兵，这些人也就会做点这儿做点咖喱跟牛肉粉，哪能跟意大利披萨比呀，是吧？所以墨索里尼这个时候应该是把烹饪水平跟战斗水平划等号了，是吧？这个时候，一道晴天霹雳打在意大利人的脑袋上，咔！那墨索里尼的脑袋感觉跟被电梯夹了一样，是吧？ 德法停战了，啊，经过德国同意，法国维希政府不但保住了法国南方百分之四十的领土，海外殖民地一寸没丢。德国人这么干不是出于仁慈， <clears throat> 而是因为什么呢？法国仍然有强大的海外力量和海军，虽然本土法军已经全全面失败，但如果在其他地方继续抵抗下去，也够德国喝一壶的。 那不惹急了法国，搞一个自己能捞大便宜，又能给急于求和的法国一点面子的停战协议，对德国来说再合适不过。所以德国只把法国北方和西部沿海地区划入第三帝国版图，其他地方仍属法国名下。法国就保住了广阔的海外殖民地，还让呢在这些地方加上了一层德国保护的色彩。 意大利想去染指啊，就比登天都难啊！这也只能怪他自己不争气啊！法国战役的时候，咱讲过他的表现，浩浩荡荡的开进去，劈头盖脸的打回来啊，还差点被法军反攻到了本土。所以德国老大战后分红，自然不会照顾这个没什么大用的小弟啊！你贡献是负的啊，不让维系法国，拿你一块地儿就不错了啊！左边阿尔及利亚不行，只能往右。 看埃及了，埃及是英国殖民地啊。姓邱的这大爷又一心死磕，这就是你自找的。埃及这儿，地缘作用极其重要。首先，这儿拥有苏伊士运河，是欧洲前出中东和印度洋的必经之路。此外，还有设备齐全的亚历山大港，是英国皇家海军占有地中海东部的关键所在。对意大利来说，这里绝对是命门。 因为意大利在经济上严重依赖进口，百分之九十的进口物资来自地中海沿岸地区，控制埃及就等于控制了地中海前出印度洋的咽喉要道，同时还能打通南下苏丹的道路，把北非驿站区跟东非意大利殖民地是连成一片，一举两得。 早在这个意大利跟英法宣战的时候啊，这地方呢就已经不太平。四零年六月十号，德军开始西进，意大利也对英法宣战。第二天呢，也就是六月十一号，英军一支小部队对利比亚境内的义军发动了试探性袭击，也就是骚扰加侦查啊，俘虏了七十个意大利人啊。这些意大利战俘无疑是最感困惑的人了，是吧？ 你这弄啥来？是吧？他不明白那做什么？是吧？他们根本都不知道自己的国家刚刚跟英国宣战，糊里糊涂的被抓获，糊里糊涂的到了埃及的战俘营，是吧？到了六月十五号，英军的越境袭扰部队摧毁了意大利军队在边境上的两个主要堡垒啊，俘虏了上百人，其中包括一个胖胖的意大利将军和他的女朋友。 啊，这个女朋友已经怀孕了，但并不是他的正室夫人。啊，这个丑闻随即在意大利引起了轩然大波。啊，很不理解啊，这种事儿为啥这么震撼？啊，这个这在意大利不是很正常吗？是吧？所以这个这这不知道怎么回事。那既然要打，就先看看实力吧。四零年，意大利在利比亚的驻军二十五万人，一千八百挺机枪。 三百五十辆轻型坦克，八千辆卡车，一百五十架飞机，按说实力并不弱小。地面力量分为两个集团啊，这第十军指挥官是贝尔提将军，驻地是兰尼加，拥有三个步兵师，一支黑山军啊。黑山军由狂热的法西斯愤青组成，类似于德国的冲锋队和党卫军啊。 还有一支由利比亚当地人组成的土著军，那基本上就是乌合之众啊！一听枪响就都不知道往哪跑了啊！还有呢，就是驻扎在西面的这个十五军，指挥官呢是加里博尔迪将军啊，驻地呢是意大利的，这是利比亚的首府蒂利波利啊，就是这个后来那个呃卡扎菲被爆菊的那个地方啊。拥有六个步兵师和两个黑山军分队啊，十五军明显更强一些啊。这样的部署呢？ 刚开始就是为了入侵西非法国殖民地做准备了。现在向西进攻无望，是吧？这个法德停战，敌人变盟友，你就算想火中取栗吧，人家维西法国有西老大罩着呢，啊，打狗得看主人，更何况也打不过，是吧？所以这个时候，主要的作战任务呢，就由西面的十五军落到了东面的第十军的这个头上，是吧？ 第十军指挥官贝尔提气得要死，老子本来在这待的舒舒服服，喝着骆驼奶，吃着椰枣，你现在让我打仗，谁这么缺了大德呀？没办法呀，军令如山啊！那虽说意大利的军令也没人当回事儿，是吧？但是这个既然要打仗，第十军就得增强嘛。那墨索里尼真大方啊，一下给他增加了二十个师，是吧？ 所以从数量上看啊，贝尔提的第十军已经足以让非洲英军望而生畏。那相比较而言，英国人这个时候在埃及只有英军中东地区总司令韦维尔将军指挥的区区两个师，三万六千人啊。但是呢，呃，兵在精而不在多。意大利军队的摩托化程度。 在欧洲大国里边是最糟糕的啊！如果意大利舔着脸非认为自己是欧洲大国的话啊，意军在北非的唯一一支机械化部队啊是马来替集团，但这个集团缺乏运输车辆，装备的坦克也是只有机关枪的菲亚特 L 三轻型战车啊，只装备有机枪，最重型的菲亚特 M 幺幺也是款不咋地的坦克，某丁某的啊，就是这个这个。 跟公共汽车的构造差不多啊，跟日本的小坦克一样，十一吨重，是吧？在意大利的战斗序列里面都算中型坦克了。啊只有一台一百零五匹马力的发动机啊。现在一辆丰田卡罗拉一点六升自然吸气的发动机都是一百二十马力，很难想象十一吨的坦克配上卡罗拉的发动机会开成啥样啊？根本就不是英军马迭尔的坦克的对手。而且最逗的是呢。 意大利军队的燃油质量极其低下啊，以至于后来呢，就根本无法为到来的德国的这个引擎提供动力，啊。人家德国加九五的，您这坦克加九零的，是吧？这油这怎么用呢？啊！不过呢，英军部队在人数上处于极端劣势，确实是事实，甚至不客气的讲，意大利军队用人都能把他们压死。 是吧？一人吐口唾沫，我啐死你；一人撒泡尿，我淹死你。啊！但是意大利也只能用人了。啊，就那种薄皮大馅儿的坦克能压毛线啊！但是两个英军师不是吃素的啊，都是拥有顽强战斗力的钢铁部队。皮尔森少将指挥的英印军第四师，这个师虽然是一支由英国人和阿三组成的杂牌部队，但是沙漠作战经验极其丰富。 力量不可小觑。另外一个师，则是克雷少将旗下大名鼎鼎的沙漠之鼠——英军第七装甲师。这支部队是英军装甲部队中的翘楚，啊，是英国装甲战先英国装甲战先驱伯西哈巴特将军一手栽培，啊，被誉为这个英军中训练最好的部队，战斗力可想而知。 第七装甲师在开战之前就已经部署在埃及边境，频繁小规模出击，让意大利人天天头疼脑热、焦头烂额，并且呢，让他们大大高估了英军的力量。一九四零年的八月八号，啊，日子挺好，北京奥运会开幕纪念日啊。当然了，这比北京奥运会早了七十八年。啊。墨索里尼命令第十集团军入侵埃及，结果呢，这个命令下达之后两天。 居然没人执行政令，不出总理府啊！可见意大利军队将无战心，兵无斗志。墨索里尼一看怎么着，就是拿我的命令不当圣旨，你们也不能都当手指啊，是吧？于是呢，就找来意大利军队的北非总司令格拉齐亚尼元帅啊，跟他说：“希大哥的海狮计划马上就要开始，德国眼看就要在英国登陆，让你打个埃及你都搞不定。” 这要瓜分战利品，可又没咱们哥们啥事儿，弄得跟维希法国似的，没逮着狐狸惹一身骚，多憋屈！你赶紧干，你不干我让纪委查你。就你小子那点花花事儿，我都知道，要逮我随时逮啊！格拉齐亚尼一听，大哥，我马上就干，是吧？就这样，在墨索里尼软磨硬泡，连威胁带吓唬，啊连利又带损，格拉齐亚尼下令出兵。 正式发动进攻的时间九月八号，比墨索里尼下令的时间整整晚了一个月。我们很难想象，说希特勒下令哪天开战，德军将领甭说拖上一个月，拖一小时就够死一万回的了。那意大利就这么逗逼啊！在这儿，我们要隆重介绍一下这位义军总指挥格拉齐亚尼元帅。这位老兄啊。 没被任命为义军统帅的时候啊，北非义军统帅的时候异常积极。当时呢，他是这个这个呃总参谋长啊，就跟那个希腊战役时候的那个指挥官普拉斯卡一样，是耍嘴的，纸上谈兵，指点江山啊，刷刷存在感啊。当时意大利的这个驻利比亚的总司令是巴尔博元帅啊，格拉齐亚尼就不停的跟这个墨索里尼说，老大。 巴尔博这老家伙啊，太胆小怕死啊！简直侮辱我们意大利军队的光荣传统。墨索里尼说：“我们意大利军队有屁的光荣传统啊？不都是一击即溃、一触即降吗？啊，这传统还用被侮辱啊？”说兵贵神速，老大，这个时候埃及英军缺兵少将，正乃趁机出兵的大好时机，赶紧干！我觉得再晚也别晚过四零年六月十五号。 啊，因为咱们上面说过嘛，英军已经开始对利比亚进行试探性袭击了啊，俨然一副血气方刚、自信满满、精忠报国的架势啊。其实呢，他也就是想显示一下自己加引号的勇敢，准确的说，就是在老莫面前装个逼啊，好升官啊，骗骗奖金啥的啊，给点里拉花花啊。没想到造化弄人呐！ 四零年六月二十八号，当时意大利驻利比亚最高指挥官巴尔博元帅乘飞机在托普鲁克上空视察的时候，被意大利自己的高射炮击落。这炮打的奇准呐，啊，跟那个美军坐掉山本五十六那一下相媲美啊。顺便说一下啊，巴尔博是二战中被误杀的军人当中军衔最高的一位，是吧？然后这个。 这个老莫同学就摸着光头，意味深长地跟格拉齐亚尼说：“老格呀，你看这个巴尔博元帅意外殉国了，是吧？既然你这么有信心，你也甭推辞了，是吧？你上利比亚当总司令吧。”格拉齐亚尼心中一匹羊驼在奔腾啊，是吧？牛左牛带，歪右踹，右踹右带，牛意外，是吧？然后到这个时候。 实则真相到自己身上了，元帅大人就懵逼了。靠！我之前我之前就是说说的，我逗你玩儿的，我哪知道那玩意儿是是是白琥珀啊？我当玻璃珠子给卖了，是吧？你这哪说理去？这个是吧？这这是吧？那清明上河图，我以为清明上坟图呢，是吧？还我河山，我以为那是还我沙土呢。我卖了十张，是吧？得，军令如山，那丧门耷了眼的去吧，啊！ 到了任上，立刻我们爱和平啊！我巨爱和平，立刻由鹰派变成了鸽派。那整天由这个张牙舞爪变成这个可爱的小白鸽，是吧？一到利比亚，每当墨索里尼催促他行动的时候，他就开始磨洋工。大哥，沙漠中缺水啊，战士们还是没有准备好啊！我们不能拿泥泥水煮意面，味道不对，对不起列祖列宗。 是吧？我们还是等到明年春暖花开吧。墨索里尼说屁，我地理再差也知道沙漠没法春暖花开，是吧？你骗鬼呢！赶紧给我打，你信不信我让你在那儿喂一辈子骆驼，是吧？从罗马到利比亚的电报机日日夜夜的工作都废了，是吧？比往比这个往部队穿梭的这个信息都频繁。那会儿也就是没微信啊，要不天天视频电话粥没完没了，是吧？西瓜皮擦屁股没完没了，是吧？ 一边催催催，一边拖拖拖，直到九月十三号，格拉齐亚尼终于开始进攻了。就在被格拉齐亚尼耽误的这段时间里，英国人已经做好了准备。尽管此时英伦三岛正在遭受德军没日没夜的空中打击，无数年轻的生命在岛屿的上空和地面燃烧消亡，但是英国的战时内阁果断决定增援埃及驻军。 一共派去了三个坦克营，一百五十四辆坦克，四十八门反坦克炮和四十八门榴弹炮，绕过好望角，九月十九号抵达红海。英国人的果断和意大利人磨洋工，在开战前已经形成了光鲜明的对比。意大利人采取行动的时候，其实英国人在埃及没有做好准备。意大利军队越过埃及边境的时候。 沿着海岸线向西迪拜拉尼进攻，英国守军自知实力不够，一路往东撤，避免与义军接触。啊，意大利人是顺风顺水啊！但是九月的埃及极其炎热，气温高达五十摄氏度，士兵们是苦不堪言。意大利运输力量缺乏，摩托化程度低，主要靠骡子和人的两条腿。 军官训练水平低，武器装备不足，所以意大利军队力量十分虚弱。后来，这个墨索里尼做过一次演讲啊，说当年为了给北非军队提供补给，消耗了大量的物资，其实就是在找借口。隆美尔元帅在自己的日志里这样描述自己的盟友意大利军队，说这支军队离近代战争的标准实在相差太远了。 这支军队顶多就能应付殖民性质的战争，剿灭一些土著。他们的战车和装甲车都太轻了，引擎马力不足，行动半径很短，火炮都是一战时候的旧货，射程极短，战防炮和高射炮不多，甚至步枪和机关枪都是旧式的。据说，意大利拥有四十万大军。 但是呢，对于装备落后的军队来讲，人越多越要命，四十万张嘴，面条都不够吃的，后勤供应根本就跟不上，是吧？而且你想啊，你人越多，其实证明你装备越落后，对吧？因为打仗主要是集中火力嘛，是吧？你人你火力装备差，你才要集中更多的兵力，那四十万支步枪。 他投射的火力超过一万支冲锋枪，你只能就是这么干啊，就这么干啊。另外就是北非啊，只有一条沿着地中海海岸的公路，意大利装甲部队就只能顺着这条公路前进，没法离开公路，更没法在沙漠地带进行突袭，所以谈不上有任何出其不意。英国人就远远的、准确的监视他们。其实，意大利军队的每一步都被英国人算计好了。 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